中文童话：星星的男孩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善良而且英俊的皇帝，他统治着半个世界。在他那广袤无垠的王国里，有一位最美丽的女人——莱普莎。莱普莎是牧羊人的女儿，她拥有闪亮的秀发和光滑柔软的皮肤，使她在整个王国中脱颖而出。 她的美貌让镇上的每一个人着迷，甚至鸟类、动物和树木也一样。莱普莎不仅美丽，她也是最善良的女人。她会照顾她的羊群，照顾她周围的每一个人，不仅仅是鸟类和动物，连星星都为莱普莎的美丽和善良而倾倒。林恩就是其中一颗星星。 普莎，你拥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我们一直在天空中注视着你，我们被你的美丽和善良而感动，因此我要送给你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一份祝福，在你结婚的第六个月，你将拥有一对双胞胎男孩，他们将是属于你的星星男孩。星星的男孩？是的。 他们的额头上都有一颗闪亮的星星，他们会一直守护着你。他们的星星将是他们的盔甲，没有人能伤害他们。他们将是这片土地上最殷勤、最聪明的男孩。话音刚落，林恩就消失在了天空中。第二天，莱普莎带着羊群到附近的牧场去吃草，他听到有几匹马的声音。 他转过身来，惊讶地发现皇帝和几个士兵正朝他走来。皇帝一见到莱普莎，就爱上了他。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是莱普莎。接下来，皇帝下了马，和莱普莎聊了很久。皇帝。 爱上了美丽的牧羊女，并向她求婚。莱普莎也对皇帝的印象很好，同意嫁给他。但这一切并不容易。皇帝有一个虚伪的大臣，名叫穆里克。穆里克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后，但皇帝并不知道他的意图，非常信任他。这怎么可能呢？ 这座宫殿拥有牢不可破的传统。她是牧羊女，如果她想和您结婚，她必须给您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回报。只有那样才是平等的婚姻。但她是牧羊人的女儿，期望从她那里得到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公平的。传统。 就是传统，我的皇帝。呃，这些传统不是我创造的，而作为一个皇帝，你不能打破他们。但是， <coughs> 我可以讲话吗？我的确有宝贵的东西可以献给您。在我结婚的第六个月，我将有幸拥有一对额头上有一颗明亮星星的双胞胎男孩，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。 但是他们将永远保护我和这个国家。他们现在能吗？我们如何相信你没有撒谎？如果这是一个谎言，那么我将在地牢里度过余生。什么？莱普莎，不要！请原谅我，皇帝。无论是皇后还是牧羊女，都要信守诺言。我相信我的祝福，我相信我自己。 皇帝迟疑的答应了，婚礼就在第二天举行。宫殿和整个王国都欢欣鼓舞，庆祝了好几天。穆里克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阻止这一切了，但他并没有打算就这样在牧羊女面前认输了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很快就到了第六个月，穆里克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，终于。 他使出了最后一招，在他的王国密谋造反。你想让我们攻击你的国家？我们会失败的。嘘，我知道，但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答应过你两袋金子，一旦你被捕，我就会释放你并给你奖赏。明天是第六个月的最后一天，我必须把皇帝和皇后拆散。 现在行动。第二天，皇帝收到消息说他的人民受到了攻击。他不想离开他的妻子，但保护他的人民也是他的责任。你必须要去，亲爱的，我会没事的。很快，侵略者就被抓了。当皇帝匆忙赶回妻子身边时，穆里克拦住了他。今天是第六个月的最后一天，我的皇帝。 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可是还没有星星的男孩的踪影。哼哼哼，他说过一言为定，我才不管，他不会去地牢的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我想皇后会食言的。不，我不会，这是一场谋害我和国王的诡计。 但是在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之前，我会遵守承诺，住在地牢里。整个王国都震惊了，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困惑。只有穆里克不为所动。那天晚上，他偷偷地走出宫殿，向大海走去。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！这肯定是魔法！你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长这么大的？现在闭嘴！ 宫殿不知道林恩的祝福成真了。前一天晚上，星星给了皇后双胞胎儿子。穆里克目睹了这一切。普莱莎让他的孩子们躺在他身边睡着了。到了早上，却发现他们不见了。穆里克想让这些带着星星的男孩消失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他已经安排好了他们的命运。他把两个孩子放在一条船上。 无情地把船推入茫茫大海。现在我的女儿将成为皇后，我将统治半个世界。我不会让一个牧羊女和她的孩子们毁了我的计划。船在暴风雨中漂浮了好几个小时，海浪又大又猛，他们用力摇晃小船，但孩子们笑着，很享受这段旅程。 随 <laughs> 后来了一个大浪，把船推翻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。但是，星星的男孩们没有被淹死，而是变成了两条小鱼。他们高兴地跳下船，穿越了暴风雨，回到皇宫。唉，我理解你很难过，我的皇帝。但是，您的子民却怀着梦想和希望仰望着您。 您必须为他们着想，您必须再婚。穆里克，我不会再结婚了。就算为了您的子民，我的皇帝，他们不是对你说谎的人，为什么他们不能拥有皇后？呃，我不知道。 <coughs> <coughs> 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的皇帝，你为什么不娶我的女儿？她通情达理，她会理解你的痛苦。呃，随便吧，穆里克，我无所谓了。穆里克立即做好了所有的安排，婚礼就在那个星期举行。几天后，渔夫们发现网里有两条闪闪发光的鱼。 让我们把他们献给皇帝吧。是的，他今天要结婚了，这将是最好的礼物。不，等等，不要杀我们！这些鱼会说话吗？是的，我们不是普通的鱼，请不要杀我们。那你要我拿他们怎么办？ 请拿一个大碗，装满新鲜的露水。我们在里面游一游之后，让我们在草地上晾干。渔民们照做了，毕竟他们可是会说话的鱼。游完之后，鱼被放到草地上晾干。鱼完全干透后，就变成了男孩儿。他们都很英俊。 额头上有闪亮的星星。你们，你们是谁？我们是王子，我们是你的皇帝和皇后莱普莎的儿子。哦，我就知道我们的皇后是不会说谎的。我们必须在婚礼举行前到达宫殿。你们必须把头蒙起来，不要把星星给任何人看。 我们会带你们去宫殿。宫殿里挤满了人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仪式。但是宫殿的气氛和皇帝的心情都不好。大家安静！我们都知道，皇帝决定娶我的女儿。现在我们将……等等，等等！他们是谁？你们怎么敢打断我大臣的讲话？ 我们是您的孩子，父亲，您的儿子，星星的男孩儿。 <gasps> 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是他，您信任的大臣，想让我们死在海里，好让他的女儿成为皇后。他想统治世界，但是他忘了我们是被星星祝福的人。他杀不了我们。穆里克，这是真的吗？ 呃呃，我呃我逮捕他！哦，我的孩子们，我的孩子！皇帝立即派人把莱普莎从地牢里救了出来。他拥抱了他的孩子们。星星林恩说的没错，这些男孩生来善良，善良一定会战胜邪恶。皇帝和他的皇后莱普莎在位许多年之后。 带着星星的男孩继承了王位，结束。